锵锵三人行，咱们佳慧来了。嗯，佳慧最近有什么关心的见闻呢？有啊，都在。 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去一趟海天盛宴嘛？哎呦， <laughs> 最近就是最近还是关心两件事嘛哈。第一个，因为做人总要有个目标嘛，有个呃奋斗的目标。对。海天盛宴是其中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关注那个文章事件。我本来都不太晓得那个情况，好几个大陆媒体就打电话来问说，马老师想听一下你对于文章哈呃的的那个情况，我还以为腰稿啊。 我说好 <laughs> 五块钱一个字， <laughs> 还还给对方开了一一个价，后来才知道闹这种新闻。哦，那你发表了什么文章吗？对文章？没有啊，我就研究了一通，我决定封嘴不说，因为这种话题我们说了好久了。后来我发现这种事儿你也常干是吧？ <laughs> 没有，我觉得太无聊了，大家几个成年男女的事情，然后大家在那边这个那道德批判哈，然后。 所以看来看去呢，我最喜欢有一位网友，他那一段我觉得最好。他写着说，文章没有错，马什么什么没有错，马家辉没有错，饶 <laughs> 什么没有错，谁没有错？只有一个人错，这是我。我错在上网，我不应该上网花时间看这种无聊的的斗嘴的事情。啊，我觉得啊，这个说的特好。 那当然，我也另外一个感触，看这个新闻啊，因为牵涉到一个姓马的妹子嘛，哈，今年真的姓马的不好。你说的太对了，咱们谈谈这个话题吧。本来我准备谈什么海天盛宴的，去他的！吧。我就是说啊，这个马伊琍啊，我也很喜欢，曾经是我们的这个女嘉宾，对吧？所以说后来气质好。 气质，气质很好。后来那个不来了，就出事了。你这啊？是， <laughs> 但只要经常来，一般不会出事。 <laughs> 不敢来是不来。而且马年，你看这个马航，我跟你说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这一年呢，收人呢，他就说，因为呃，在这个文博界啊，在年前年后有十几位这个老人呢，哗就走了。 然后春节过了之后，就是这个陆学长导演几个，哗又走了，你知道吗？你写什么呢？嗯，没没没写，我在写个对联。你你你讲话，都要敲笔记啊。记啊！要要学习。哎呦，我忘了说什么了。你记笔记了？我这记笔记这样不不正宗，正宗是这样的，对对对，正抄的。我就说，呃，就是就我讲了嘛。 今年有三百八十四天呢，嗯，跟往年 <laughs> 今年是闰九月，啊，闰九月，哎呦，你知道吗？就是立春呐，嗯，二好像是二月几号啊？反正今年的立春日也是明年那个那个立春日的阳历的同一天，嗯，就是反正很多邪性的哎，你可以说说马年马哥马航马伊利上联，诗题诗策。 失失联失文章，哎呦，才子啊，才子才子， <laughs> 横批马家辉呢？ <laughs> 哎呦，真是真是， <laughs> 主，要不这真是真是文文文人才子啊，这哎，今年跟马真是奇了怪了。我哎呀，我找研究，我没敢说，你知道我怕方，但是今天姓马的主动提这个事儿，我就要说都都是马呀。嗯，你知道吗？而且今年我还去了黄大仙。嗯。 就是这个有这个值班太岁啊，你知道今年就是属马的那个那个太岁啊，是今年的轮值太岁，嗯，你知道吗？这什么意思？说你们也不明白， <laughs> 这太岁嘛，就是就是最最倒霉就对了，对冲你属马的今年最倒霉。 你那个准备赶快多买红短裤，带没有用，没有没有带带带马的，是不是有点邪性？今年准备再回家收一收东西， <laughs> 拿着皮箱当中还有好几位马家辉、马马卫都。你你看，马上就比较点背的是谁呀？奥巴马， <laughs> 对吗？ <laughs> 又是个马哦。对。 普京那边就一枝独秀嘛，普京普京价值观了，彻底打败奥巴马嘛，哦，对吧？我问你一个，文涛，你不敢说他倒霉了吧？马克思，马克思不倒霉了吧？ <laughs> 你敢说倒霉？不是，我们永远对的，永远是对的。马克思在天上等着你呢，知 <laughs> 他是，他是在天上等着你呢。 <laughs> 马克思眼看着你们这个俄罗斯啊、乌克兰啊这么吵来吵去的话，哎呀，本来他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嘛，还有毛岸台马呃马英九说了嘛，对马英九马哥嘛马哥点儿背吧，哎沾马的，哎可是话说回来，所以不是文章的问题。 可能是马伊琍的， <laughs> 不对不对，马伊琍对躺枪，对不对？我对马马马伊琍是我很喜欢的女， <laughs> 就算不管是文章、马伊琍、马英九，你回头看路是自己找的嘛？像马英九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自己找的。我是看你们节目一定讨论了好多哈，我没机会发表意见啊。你说啊，我也没，我的行吗？那。 他当初，哎，当有人去占领了你那个社会的立法的部门、立法的单位的时候，那等于是政变。对啊，我们知道总统府是人的大脑嘛，等于立法院是人的心脏。 当你立法院被占领的时候，等于是政变了啊，revolution 一半的呃革命了哈。那你怎么可能不表态呢？当时马英九没表态了，马英九还说嗯这是国会的问题，还躲在后面，拖了三天，然后找张怡华去，然后去也根本不是去谈判，不是去呃怎么有任何的给人家想象的空间都没有。 就一口去咬定，就说我们不会切回福茂哈，你们小孩回家吧。那等于是火上加油嘛。然后再来马英九才出来，甚至在记者会里面讲明说啊，我们目前不没打算用武力清场。那等于是说，哎，别人来占据你家的沙发，你说请你走吧。可是放心，我不会报警的。 <laughs> 你会走吗？不可能走嘛。我还从你客厅跑进了睡房，对吧？那等于是说。 我说的路是自己选的，一步一步马英九把这个整个学生运动从立法院推到行政院，你说他太软弱了。呃，对，你可以说是软弱了，可以说好听一点，太坚持他的原则嘛。他觉得福茂是好的，未来是好的，我不能因为你这样压力，不能因为你这样的威胁来跟你谈判哈。你可以从正面说，太坚持原则嘛。所以路是自己找的，就像文章。 对不对？他的反应就我问了很多台湾呃呃呃台湾方面的人讲马英九，都最多都是只说他笨，没有人说他坏，就是都会说他就是太坚持原则啦，不会搞关系啦，脑子里就是哈佛法学院学的这些法理啦，对不对？不懂政治了什么，但没有人说马英九这个人坏，我这这是很难得的。目前没有证据嘛，目前没有证据嘛，到今天都还是没有证据说。 他有什么坏的坏的东西出来？相反，人家对王金平啊，对李登辉啊，对不对？陈那个那个那个原来那个陈水扁更不要去讲了。这个你知道，最近就是我在节目里大讲特讲这个这个呃王蒙老师哈，发明了一句话，我现在用他这句话呀衡量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啊，都都这个挺挺靠谱。就是因为北京有句话呀，叫做见着怂人搂不住火。 见着怂人，你这什么意思？见到怂啊，就说你这个人太怂什么？太软弱了，太太太没出息，太太怂了，对吧？三脚踹不出个屁来，他太怂了。我见着怂人，我就搂不住火，我就暴脾气，你知道吗？哎，然后呢？这个王蒙老师说啊，说这个实际他说生活中啊，我经常发现呢，大多数情况是反过来的。 见着火人搂不住怂，你明白吧？就见着特别强势的人呐，实际上你搂不住你的懦弱，你搂那你搂不住，就说你的那个见着火人搂不住怂，就特别火的。哎，你这个问题你观察，普京和奥巴马，奥巴马就是见着火人搂不住怂，你说这就就这样了，要打吗？ <laughs> 对吧？见着火人搂不住怂，对吧？这当年咱毛主席对吧？勒紧裤腰带造出原子弹。 你，你美国，你扔了一原子弹，你能炸死我几千万人？我扔一颗过去，你就受不了，你就不敢。那么见着火人搂不住怂，那你包括那天就讲，包括这些学生的这个行为，他就呈现出一个什么态势？你知道，就是在人群当中啊，广场当中有一个很典型的行为，其实就是见着火人搂不住怂，就是说，嗯，你说静坐的，我说绝食，绝食的肯定。 就火了，广场。你说绝食的啊，我说自杀，自杀的肯定就牛了。你知道吗？这个就就就就就逐渐升级，容易走极端。所以你像马英九，其实就是见着火人他搂不住怂，是不是这么说？说的好听，他就坚持原则，他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 <laughs> 是是是，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但是我是前一阵去了台湾以后，我倒对这些学生的这个情况啊，有另外一个理解。 你知道台湾的现在的学生啊，好多年来他们大学毕业生啊，政府有个规定叫最低工资啊，不能低于二十二 K，嗯，就是两万二台币，嗯，就是两万二台币，两万二台币就相当于港币五千多块，六千左右吧？哎，六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不到五千，嗯，这个状况啊，已经好多年了，过去的六七八年，台湾的大学生的毕业一毕业啊。 就是这个人工，你你要你要想想看，他说房价不断的升，以这个燃油啊什么各种方面都在升，老板赚钱，可是大学生啊，五千块是什么意思？五千块现在广州、北京、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五千块。嗯，对。而且而且好久我好久了，哎我去一下广告再好久，锵锵三人行 <laughs> 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说这个海天盛宴呢？嗯，实际上，我最近就是发现啊，就是性啊，性啊，它就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 <laughs> 你知道，就是只有性能让人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都受吸引，只有性能让人开怀大笑。你不要在有的这个场合啊，你就发现，比如说你讲笑话，你讲什么笑话，这帮人都漠然，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开这个性的玩笑，哗，大家都轻松。 就是我想起什么来，就是这个海天盛宴，你今天门庭冷落吗？其实以前我也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因为没去过啊，没去过，我倒是想去，人不请我，你没够不了那门槛儿，你知道吗？那他今年发出了一个严正声明，就是说去年传出来他搞那个性派对，什么很多好像是非富即贵的子弟们跟一些个女孩在儿咿哩哇啦就这么。 就就一个性派对，好，呃，把名声搞坏了吧？嗯。 把名声搞坏了呢？可是其实要叫我说，也恰恰因为这件事儿啊。 <laughs> 是搞坏了还是搞好了？ <laughs> 对，人家才知道。 <laughs> 所以他今年又发一个严正声明，说那冒用我们名义的或者什么的哈，那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是正宗。嗯。结果确实没人来了。你说这个人性啊，哎。没有我好奇你刚说发现性的话题那么有效哈，是在白天发现还是晚上发现？我对你发现的过程比较感兴趣哈。二十四小时。啊，真的我们。 凤凰网的都发现，我都觉得我说你们这个年轻人，这个做事做节目的风格啊，有点愣头青。嗯。但是这个愣头青啊，你不能不承认他的某种残酷的这个数据性，大数据。现在时髦说大数据支持，就是你《锵锵三人行》，你拿出来这一年，只有你讲的那个性器官的那个那个那个集啊，它那个点击率就就写在这儿呢。你说这个。 就有点击率。我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性啊是喜新厌旧，哈，我说就就说你们就弄这个性吧，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厌倦的。就包括说狗仔队拍这些，我也曾经以为就天天弄吧，有一天人们会麻木的。但是我觉得不会，这是万古而弥新的一个东西，是不是？那我们要。 解开，这这要扣责任， <laughs> 增加专业，增加点击点点击率。马马博士专行到他 <laughs> 比较好。单单性不够的，性要跟政治结合，那才有裂变，那个那个效果就会成倍成倍的上升。因为我们普通人嘛哈，没不没有太常碰到那个直接的政治哈。 那那只要我非常同意，只是性不够，最有力量是性可以跟什么呢？一定要跟其他的委屈、背叛、欺骗、阴谋，怎么一点点的虐待哈等等，又一定要有一个附加的东西。 而有时候是男骗女，有时候女骗男，有时候自愿被骗等等，这个东西才让性啊成为一种最大的魅力、最大的吸引力。我觉得，你看，你看涉嫌这个这个那个轮奸案，嗯，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是某一位著名的人物的小孩儿，嗯，这个案件就变得非常大。要是那个所有涉嫌人都都是商人，都是一般人的话，这个事情的关注度没这么大。海天盛宴。 除了这个，他们说满眼呃，他们怎么说？满眼大白肉啊，就是看上去都都是女的这以外，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它有个入入境的入进去的一个门槛，说要十亿啊，多少亿啊？这个背后就是这也是政治啊，就是满足了大家一种仇富的心理。你看这么荒淫的这个场合，你看有这么多有钱的人去，这个背后也还是性跟政治的结合。 对啊，我我是不太懂。假如到了那个门槛的有钱人啊，自己搞一个就行了，去搞一个海天盛宴，我干嘛要有头有脸坐我的飞机出去跟其他人这个弄弄在一起？因为假如谈生意的话，当我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我不怕别人不来找我谈合作的生意嘛哈。 我要开淫乱派对，干嘛要去那种地方开？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每次看这种新闻啊，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行动力的人来说嘛，就当做那个推理念习。可像你刚说的什么那强暴轮暴案，对不对？那时候楼下一个悬念，我也想了好久，到今天都还是没答案。他不是为了呃自我。 辩护的时候是说他是第一个上的吗？嗯，第一个上的时候不算轮奸哈。他说，真 <laughs> 的，他说你可以告后面的人是轮奸。 <laughs> 我们不是我，还是你这姓马的。不是我，我我真的 <laughs> 说的也对呀。 对，说的对啊，我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 <laughs> 讲的不算轮奸，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说，哎，我真的是都当做一个法律的推理题啊。假如我是法官，怎么判呢？怎么没请你当律师呢？ <laughs> 真的是，哎，那大家那那那几个人都得抢着说，我是第一个上的， <laughs> 对啊，是吧？对，事实证明，重婚吧。假如说有一个人有重婚，那第二个女的说可以说是重婚了。 第一个不能说他重婚嘛，第一个等到后面那个产生了以后，他才变成重婚嘛， <laughs> 对不对？什什么意思？ <laughs> 有点复杂。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听说这个海天盛宴冷落呀，倒不是说因为不搞性派对了，而是说呢。 <laughs> 这个节俭，对节俭。最近说你看了一篇什么什么文章吗？你说完他说，我那是跟那个那个民族政策有关的，跟这个节俭没什么关系嘛。啊，不是你那天说，呃，是是是，我我可能忘了。就是说啊，现在的这个富豪啊，都都在这拼低调了。啊，所有的这种像这个海天盛宴，包括现在你这个艺人都知道，大活动啊都好的少。这我又不明白了，这个整顿是对干部啊。 跟富豪有什么关系呢？照说富豪应该不相干吧？哎，我现在还真的体会到，嗯，党风正则民风正，这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说在中国啊，官员的行为，哎，你说中国人的这个官本位，你说中国人现在就是要给他官做和给他富豪当，他愿意当哪个？现在愿意做官。曾经，曾经我们我有三个朋友在二十年前。 我们一次喝醉酒以后，三个人做了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一个奖品，一个是拿到一百万，一个是升一个官，还有一个是出国。当时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做了一个选择，最后发现都不是自己要的， <laughs> 选了的 A 的变成 B，选了 B 的 B 变成 C。今天哈，这个不存在选项了，这肯定是升一个官。你你知道，就是这个呃，你看香港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这富豪有的富豪闷声大发财，有的富豪呢。 要混名人，但是有的富豪，我觉得真的是贯彻了中国人的这种官本位的这个这个 DNA。你别看他发了那么多财，我都很难理解，你还非要去当，比如说这个委员、那个代表，甚至要当主席。他他在那儿更有感觉。你别看他是大老板，但是他做那个好像更是他的人生的这个真正的理想，而且往往。 其实其中有一些人，他是高干子弟，你发现没有？他本身他有这个梦，虽然做生意他发了财，可是呢，他还是最后觉得要有一个有个官呐，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也参加过有类似的这种活动，无形当中，你知道一个活动一顿饭或者一个什么活动，无形当中会有个中心人物的。嗯，这个中心人物没到哈，其他的人都好像在瞎忙活，你明白没有？搞很多气氛，但是你感觉得到中心人物还没到。 都在等。哎，对，但是中间人物来了，其实就是一个官员，其实就是一个官员。那些做生意的人很多活动，其实就是要，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为了哎，就是。没有在香港，我听过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他这样说，他说。 有了钱之后，有两个事情二选一，一定要要去做的。一个也是当官哈，因为一出来嘛，左右随从啊，权力对不对？拍照，像，呃，领导讲话，下面的人抄笔记对不对？小领导、中领导来了，小领导下去抄笔记； <laughs> 中领导讲话，大领导来了，中领导下去抄笔记。那种官瘾啊！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那个大老板说要当媒体老板。 啊，我当了媒体老板呢，我去了哪里呢？那些官要看我的脸色，至少要对我有所尊重。对，因为他叫做在香港啊，他总有一天我不晓得这个。内地媒体老板看官的颜色，是吗？那那内地很多时候你需要打电话给媒体老板啊，这从南到北到东到西，对吧？对对。那那香港他是那个香港一个老板说，对，以前我没当媒体老板的时候，我去哪里？ 我是只不过排队跟领导人握手的其中一个有钱人，现在不是，现在我当了媒体老板去。就是就是，媒体老板是什么意思？也是权力啊，话语权呐。他跟一般行业的老板就不一样啊。我这个老板也是有某种叫第四权还是我有权利的。你看我看这个纸牌屋啊，我就学会一个，他那个副总统嘛，那那那个那个 Kevin Spacey 就跟那个富豪就是讲嘛，说你是亿万的一个富豪。 但是我是副总统，这个权力，对我的感觉比你更牛。我宁愿当一个白宫里的主人，也不要去你赚你那么多钱。一样的。那纸牌屋里面不是有个黑人吗？其实第二集那个男主角已经感叹，说他笨，选择钱不选择权力。对，他已经有这样感。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我都看完了。那第二集在哪里看得到？